课文三，在操场。大卫今年多大？二十多岁。他多高？一米八几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他是我同学。高，米，知道。